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没想到。 你钢琴弹得这么好，真让人羡慕。我从六岁开始学，养成了每天练琴的习惯。一开始学琴的时候很苦吧？是，万事开头难，后来慢慢就好了。关于难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四，张阿姨，这是您孙子的照片。对，这是他刚一个月时的照片，现在一岁零四个月了。真可爱，会说话了吗？会叫爸爸妈妈了，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词。关于张阿姨的孙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师傅，去机场，我赶飞机，麻烦您开快点儿。好的，您几点的飞机？两点，来得及吗？没问题，保证一点之前就把您送到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六，喂，你在哪儿？我敲了半天门，怎么没人在家？我和孩子在花园里玩呢。你不是说要到九点才回来吗？工作提前做完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就回去，你再等一会儿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七，你的衬衫怎么了？喝咖啡时不小心弄脏了。我正好要洗衣服，你脱下来一起洗了吧。好的。那件衬衫怎么了？ 十八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是李老师吗？对，你是？您好，我是谢教授的学生，他让我过来取材料。你先坐一下，等几分钟，我马上就整理完了。好的。女的找李老师做什么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女儿过去花钱很随便，但从她开始工作，知道赚钱的辛苦后，就变得懂事多了。她开始学着管理自己的工资，把每天花的钱都记下来，提醒自己要节约，还对我说：“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。”十九。 关于女儿，下列哪个不正确？二十，女儿有什么变化？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教育不同性格的孩子要使用不同的办法。对那些活泼的孩子，要经常告诉他们哪些事情不能做；对那些害羞的孩子，要经常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。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，要表扬他们，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的发展。 二十一，根据这段话，教育孩子要考虑哪方面的不同？二十二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